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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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我要继续把我的修订案用普通话念一遍。上次念到第三十五项，现在是三十六项，在中文。 文本中要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 开始之时，起实施而待以从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在二零。 一二年，开始实起实行。再来是第三十八项，在中文文本中删去是。 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实施，而代以由第五届。 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实起施行第三十九项，在。 中文文本中，删去“自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 之時起实施，而代以由第五届立法会。俾啲耐性，温总讲嘢好慢嘅。 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支持实行第四十项，在。 中文文本中，删去自 <coughs> 第五届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 知识起实施，而待以由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支持施行。 再来是第四十一项，我这个总共提了七十四项，现在是四十二项。陈伟业议员先提了一千两百多项，不过他的普通话不行，待会我会带他读。第四十二项，在中文。 文本中，三删是主席，不好意思，我要滴眼药水。 主席，因为我做咗手術三四日嘅啫，你都挨過啦，係咪？所以唔係扮嘢㗎，係咪？我原來過咗鐘啊，唔記得滴啊，一大堆啊，係嘛？所以你俾我滴眼藥吓，嘥兩分鐘時間，OK？ 谢主席，你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啊，王国兴同志跑到哪里去了？啊，你不喜欢温家宝总理讲话那么慢，我讲快一点，你回来。我七续说，OK，第四十二项，在。 中文文本中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实施。 而代以由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时，同时施行。 第四十三项，在中文文本中，留案分吗？三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 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你们讲？会议在恢复。黄海文议员，欢迎啊，李秀光局长。 你冇得留低啊！你都嚟捧場，真系唔話得。主席，我現在繼續把我的修訂案的內容用這個普通話繼續念第四十三項。 啊，規程問題。議咩問題？我想問下，咁樣讀呢個嘅裏邊嘅條文，有乜嘢幫助到我哋喺呢方面嘅討論咧？我哋而家係辯論喎。嗯，因為我亦都鑑於過去喺呢個委員會階段嘅辯論裏邊咧，亦都有提出修正案嘅議員或者官員咧。 係將佢嘅修正案嘅內容咧，係讀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冇乜理由一定系唔容許議員去讀出修正案嘅內容。不過黃毓民議員，你嘅修正案咧，全部咧已經係印咗喺議程嘅附錄嗰度。其實咧，你係冇乜必要一字一句全部讀出嚟嘅。所以咧，請你尽量節省時間。 多謝主席嘅指示，不過呢個唔係裁決。大家留意下呢一個修訂案，誒一括會議條嗰個原文。 我公修定之處，竟然可以有七十四項。我哋嘅議員係不求甚解，我係有責任作為一個提出修订嘅人，逐條讀俾佢聽，同埋要解釋。呢個係絕對冇違反議事規則。

曾蔭權去見温家寶嘅時候，我最記得嘅啦。零五年佢見温家寶嘅時候，温家寶，呢位議員，黃毓民議員頭先提嘅內容咧，似乎已經係離開咗佢修訂文。佢提到温家寶，黃毓民議員係請你唔好提出一啲同現在嘅議題無關嘅內容。誒。

黃國明議員，你好似已經讀完咗四日第四十四，對唔住，啊，你真係英明，真係想博懵都唔得，真係。啊，呢個主席真係，所以真係唔系想擦你鞋，真係。啊，咁都偷唔到雞。多謝主席。啲人冇咁悶啊嘛，過得瞓覺啦。嗱，我又好好嘅。喂，我噏完，我一間又會講嗱，跟住又講個字字嘅字幾個字，係嘛？我一定唔會离题 OK。 我準備好晒㗎啦，啱唔啱啊？我約我都計過，我淨係講個為變作咧，就講咗兩個半鐘㗎啦。第四十四項在中文文本中散去至第五屆立法會。 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知识起实施，而代以从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 于二零一二年开始实施行，呃，即系喺要读第四十五项之前呢，咁我又其实想开始讲呢个第三项喺呢个。 即係我第三項嘅修訂，喺中文文本中刪去個字字，然後咧就代以由字。啊，呢兩個字嗰個分別喺邊度咧？咁啊，稍後咧我會作詳細嘅説明。多謝主席。